锵锵三人行，哎，文道，今天我这宝库来了，明白明白。这个不不不，我们老领导在了，真是。 <laughs> 你你也是什么库？你也是库？ <laughs> 我是内裤。 <laughs> 内裤，内裤。但是王老师，哎，光说他的人生经验，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宝库，对吧？我年龄大点，那是真的。我想说什么呢？你看啊。 我想谈谈这个民国热，是是。但是我说这个挺有意思啊，我因为老常常跟王老师这个亲近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你看啊，近些年这个民民国热，我们的另一位嘉宾这个陈丹青总是在讲民国啊，我在他那边啊得到一种民国的回忆和想象。 对吧？然后呢，我也跟着这股风啊，读了大量的那个时候，比如说张爱玲啊，或者说是那种什么张恨水啊，什么海上花呀，包括是三十年代的上海，甚至是李安的这个色戒等等等等。哎，我构建了一个我的这个东西。可是我有一天呢，我突然想起来，其实王蒙老师才是货真价实。从他的年龄看，是是，他是真的民国人。是。可是呢，他有的时候只言片语啊。 跟我讲到的民国不不完全一样，跟我的这个好像有点两码事，哪个是真实？不是我也是，一个是我因为跟这个陈丹青老师啊，有时候呃数量不多吧，也有接触，嗯，有时候我就发现他对这民国挺感兴趣，对，还有啊，我我有一次上海南岛，有一个女诗人，呃，打扮的哎呀，形象也特别好，送我一本她的诗，她的诗。 是在香港出版的吧？这个诗的这个总的题目就叫《行走在民国的大街上 <laughs> 》。我就说他他没见过民国呀，我就有点我说我见过民国呀。为什么我一九三四年出生，到这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呢？有十五年了。哎，所以这整整这十五年的时间。 就包括在日据时代，就日伪时期，他国号没有变。对，呃，汪汪精卫，这个他的那个也叫中华民国，他用的国旗呀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但是它上边加了一个小黄条。是，这个黄条就是和平反共，对，救国。 哦，哎，我就恰恰我从他这个和平反共救国上啊，我体会到，呃，呃，共产党在抗日上可能有相当大的贡献，否则他怎么会成为汪精卫的中华民国的一个基本纲领呢？您想想，哦，嗯，那胡长奎是不是就反共救国军？ <laughs> 是吧？反共救国军， <laughs> 对对对。我上小学呀。 我想我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左右，那应该是我是一九四零年，呃上的小学，那么三年级就一九四三年，当时是我的记忆啊，我现在找不着根据了。其实那时候叫北京，日剧的时候叫北京。 是国民政府一来，蒋先生的军队一来，才又改的叫北平，因为他明确南京是是是首首都哎，他是叫北京，日本世界叫北京。当时北京市呢，哎，让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嗯，背诵叫治安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这个。 守则吧，就类似一个纲领那些东西，而且必须背下来。如果说背不下来的话，你的安危自己负责。你好像那意思背不下来不是良民，抓出去抓出去就能毙。所以我就赶紧背。他第一句话，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因为现在也实行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抗日其实都是国靠国民党抗日，共产党没怎么抗日。哎，对，这说法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很主流了。嗯，可是我要我咱们我没研究过这个历史，起码日伪政府，他心腹大患是共产党，证明共产党啊膈应他，共产党。 对他有相当大的威胁。你说，否则他能不能把这当一第一条让你背？你这个证据是有利的。我这证据，我尤其 <laughs>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在意识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因为他觉得太可怕，没错，觉得共产党这个这个就是他这种宣传上的这种说服力，呃，煽动力。哎，尤其是南方汪伪政权啊，他很他很尴尬，你想想看。 他呢？他要跟汪精卫要跟蒋介石争正统。嗯。他老讲真正统，他老觉得蒋介石那个国民党是个是个出卖了总理遗嘱的。他汪精卫老强调他才是跟着原来的总理，就孙中山的路线。然后呢？但是问题是孙中山呢，又很大程度上是亲苏的、亲共的。那他现在要肃清这个，然后他，但是他那时候他的整个意识形态基础，他就不知道往哪站。 他就必须要是站在反共的立场上，这是他的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对他来讲，共产主义在当时你已经看得出来。我们现在说，呃，国共内战当然是后来抗战之后才才才开始的。但是其实当时在争夺人心这点上面，你可以说国民党几乎是无力的。就三民主义啊，这个东西啊，在当时共产党会宣传，对，没有号召力，而且。 不是不太坦白讲，三民主义不是一个什么很能自圆其说的讲法。你比起马克思主义差很远，而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差很远。所以那个时候，汪精卫他们这支国民党，他们最大的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绝对就是共产主义。对日本人来讲也是一样。您就那么说，你说这个希特勒这个心腹大患也是也是共产党，苏联他打好像感觉打苏联打得更狠。对，而且你看日本。 日本当年军国主义崛起的时候，决心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剿灭就日共，日本共产党，因为大正时期的时候，日本共产党曾经很兴旺，日本左派也很强，而日本共产党、日本左派当年是最反战的，就当年在日本啊，已经到了那个战争边缘的局势的时候。 仍然坚决反战的是日本共产党跟日本左派，这个他们最讨厌这批人。所以就说历史的这个真相啊，有人说都是为了今天人服务的哈，就是你怎么想？你比方说，我还听见有人讲了，说这个你刚才讲汪伪时期，他有人有有浪漫化的倾向，就比方说说你看，他汪伪时期呢，他在上海出现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他相对的。 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反而是文学创作上叫孤岛时期嘛，在上海，说文学创作上好像还是一个小繁荣，也有这种认识。但是呢，我就说啊，王蒙老师又代表另一种这个民国的回忆，就是也许都有他的根据，对吧？但是你比方说，我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呢？比如说，你觉得我有一次啊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就是。 这挺有意思。我说王蒙老师啊，就说今天人们一说起这个北京啊，糟糕的一塌糊涂，是雾霾是吧？这什么什么的。我们上次碰见一北京小孩都哭了，说现在北京变成这个样子。但这王蒙老师就说了，说你知道我当年就是有一句什么名言的，当时是谁说是什么来着？叫北无风三尺土，嗯，有雨一阶泥。嗯，对，就是说北京。没错，他就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哎，今天北京这么糟糕啊你是愿意回到过去？你比如过去有很多美好，说北京四合院啊，海棠花，这养狗人有四合院对我说，你愿意活在哪个北京？是有钱人 <laughs> 哎，咱有钱人那是。这个，这个我北京啊，生产力那就不用说了，那你怎么说呀？那个时候，北京说啊，北京号称有二百万人，有一个环形路。 就是从从那个现在的所谓四路环形有轨电车走得非常慢，啊，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功夫就是扒电车， <laughs> 我们特别欢迎，就是电车上挤着很多人。现在印度还这样，我不知道您最近去过没有？我去过，就是窗户上也有扒手的，门口也有扒手。我只要有一只手，别虽然我是瘦小枯干。 但是我只要有一只手抓住这个这个上边的任何一个东西，我就可以跟着车走， <laughs> 而且不用买票， <laughs> 是不是？这是电车游击队、铁道 <laughs> 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的功夫啊！他那个东西就不用说了。还一个最大的问题，您知道在哪儿啊？不是汪伪要搞民主自由，更不也不是国民政府要搞民主自由，他是弱势政权。对。 汪伪政权是个弱势政权，他出，出北京两三公里，没准就被共产党的哪个游击队叭一枪就给撂在那儿，谁都不敢到郊区去，谁都不敢乡下去，海淀都是危险的地方。啊，国民党政权问题也在这里，这一点呢，最早指出来的是费尔班克，是费正清。 费正清呢？没错，他从这个意识形态上面说，他不会不喜欢蒋介石，嗯，他不会喜欢共产党，是。可是他指出来了，他说国民党政府啊，在一个中心城市里走出去两三公里，根本不是他的天下。是，这是他没有控制能力。这共产党还真是农村包围城市。哎，共产党他走的另外一个路线，他是民粹路线呢。对，他是往。 往往哪儿穷，往往老百姓那儿走啊。自古以来，中国很少这样的，所以这个，这个，我就说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弱势政权。这个弱势政权，而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个新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权。强势政权，他办了很多弱势政权所不能办的事儿。但是他的强势呢，当然也有些是。 或者用的用的忒强了，您，您什么事都强，这也也造成一些麻烦。我觉得有有这方面。的。我觉得我其实我跟陈丹青那么要好朋友啊，就我们有时候在聊，或者在很多场合公开讲话的时候，我也会说。但我完全同意，民国的时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尤其我们今天怀旧的去看的话，你会很怀念民国的某些的图像。 某些的感觉，某些的质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民国真的那么好啊，他就不会这么垮。对，呀、 <laughs> 他不会垮的那么快。而而且第二呢，就是国民政府啊，今天比如说我也介绍过一些最近很火的一些的文化作品，像有个有一个剧本叫《蒋公的面子》嘛，嗯，那很多人就说，你看当年蒋介石在的时候啊。 那么他要他委员长的身份，要请校长身份，请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吃饭。那教授呢，居然还在讨论咱给不给他这个面子呢？这是个独裁者，我不去，还能还能说这话？你看那时候真宽容啊！蒋介石还是有点气度。但我的解读是这样，没错，你这么这么表面看，的确比好像跟后来不一样，更宽容一些，更自由一些。但是呢。 并我我的理解是，那个局势看起来好一点，但那个好并不是因为蒋介石更有气度、更宽容，而是他没有办法。他弱势，他弱势。就就是您讲弱势，国民政府他要是真有办法，他对付媒体人呢，他对付比如说说像闻一多，他不用搞暗杀， <laughs> 他也不用搞暗杀，他是没办法，他搞暗杀。 可见他其实他他是想控制文化，想控制传媒，想控制言论，但是他做不到。这个叫管制力有限，嗯，对啊， <laughs> 所以所以就他就就是很多呀想做的事儿或者应该做的事儿，他做不成，他做不到，嗯，啊，比如说经济，嗯，经济他为什么留下的全是失败的失败的这个记录啊，嗯，是不是这些我都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很大了，年岁已经不小了，十四五岁。 而且我已经参加了地下的共产党了，所以哎，所以很注意这些事儿。什么事儿呢？哎，物价飞涨，嗯，哎，所以就开始发行金圆券，嗯，这我印象太清楚了。然后限价，嗯，所有的都限价。是扛着一麻袋的钱去买呃，没有没有，他说发行的金圆券以后呢，你原来的是一万两万，在这换成一块钱，他就用不着了啊。然后就限价。 根本就是以某月某日那个价钱发现你涨价，抓起来就就走。但是经济能这么搞的吗？是不是？你计划经济也没这么搞过呀。嗯。呃，我当时呢在河北高中，就地安门上学。我当时学校里的这个伙食太差， <laughs> 我跟家里抠着点钱呢。我我就我崇拜一样什么东西呢？牛奶。那门口有一个老德顺牛奶厂。 我那喝一杯牛奶，我立马觉着这营养啊，就浑身浑身就出来了。但是它限价，然后这牛奶呢，它没别的办法，它就越来越稀啊。你不是限价，但是物价实际上涨了，嗯，越来越稀。最后限价限不住了，一下子就跟爆炸一样，是吧？原来一块钱东西，马上变成一百五了，二百了。这经济就是它彻底崩溃啊！那个法币，那个。 那个时候我们家租房子住啊，都是写的那个折子啊，那叫折子，就那合同啊，都是 <laughs> 就就就像那咱们中国这个也挺逗，过过去是好像这个文书吧，是折子，那折子上都是写阳面啊，哎，每月八袋阳面，我租你这两间小房，啊！你你说钱哪有用啊？钱不可靠，钱不有用啊。哎呦，然后我我还我一。 一上学，经过这个北沟院北沟院都是干嘛的呢？倒卖银元的，卖俩，卖俩，卖俩，卖俩，卖俩，卖卖俩，卖俩。嗯，这银元您见过吗？见过，见过。后来见过。呃，比较值钱的银元是什么？您知道吗？呃，站人的。哦，袁大。呃，袁大头不行。袁大头。必须站人的，站着一个外国人。嗯。哦。他就那个，同样都是银元，重量也一样。 那个比这个就值钱的多，呃，袁大头干买俩，买俩，买俩，买俩。哎呦，我确实啊，我就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这个，这个中华民国他这个日子他过不下去，他 <laughs> 不完蛋才怪呢。嗯，所以各我脑子里全是这些笑话。啊，我再给您举点零零碎碎的笑话啊。蒋介石这是哪一年他成立了一个？ 开召开这国民大会，嗯，正式被后来快走了，快走已经快那一次他战争已经。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届在大陆的国民大会，可能是要不就是四七年底，要不四八年初。嗯，他是，呃，而且还有这个副总统是这个，呃，李宗仁、程谦和居正仨人竞选副总统。第一次是把程谦、程谦，呃这个把这个。 呃，居正耍耍哎不对，居正是和蒋介蒋，因为蒋说要求不能说是一个单单独这个呃一个候选人，就把居居正拉出来跟他是孙科副总统是三个候选人，头一头一次就把孙科淘汰掉了，呃剩下就是成千李宗仁成千李宗仁，最后是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可笑的在哪儿呢？说是这个。 江苏一个报纸啊，登出来的是，呃，蒋中正当选为中华民国小总统。怎么这什么意思？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然后就就就就把这个这个这个报纸的人家都带走了。 <laughs> 然后小总统 <laughs> 然后报纸上他发出来的消息是什么呢？你也哭笑不得，他怎么不这么不会说话呀？ 说经这个有司啊，就是管这个事儿的部门呢，详细的调查说完全这是一次校对上的失误，并无政治背景， <laughs> 也没有政治动机。同时，由于受害人即蒋中正先生未提出告诉，予以无罪释放。 <laughs> 不是不是受害人，不是您这个。 不是这，不是这这您这自个儿不是他真是弱弱势，我是觉得 <laughs> 他不但弱势，他这个小怂，他弱智， <laughs> 弱智。不是您这话你怎么说都行，是不是？ <laughs> 这但是没有说的这么笨的。对。还有其他，这都是这个这个，就是到民国的报纸上的，都不是共产党的报纸弄的。 武汉武汉举行舞会，嗯，呃，又是军官呢和美国军官舞会，然后突然停电，美国军官就趁机又又摸又上又又干，啊，呃，就呃，而且那个参加那个的女性还都是国军军官的高级军官的夫人或者是令爱之类的啊。 有一件事儿，不是你这多了呀，这一类的，这些事都不算事儿。我我说这个，我给你可以，不是你你要是我给你起码说三这个三级的都都可以。 <laughs> 这美军成日军了， <laughs> 美军他这个这这这。 这个性欲上这个没有什么， <laughs> 不是那有什么有什么很特殊的美军我也见识过呀啊呃，因为你想想我在我在北京嗯天津就是美军美军驻守的是，然后我每天就一打开这个收音机就是它那个音波呀干扰比较大的呜呜出着那个风声，然后就是美军它有一个呃标号。 美军广播电台，然后还播送几个美国的那个《星条旗永不落》的这个歌然后报一些新闻，这我都见过呀。哎呦，哎，那我问您啊，你说那个时候这个叫所谓世道人心，是不是是不是比今天强？不是世道人心的，我告诉您最大的特点，嗯，就是左翼思潮呃，高涨，哎，大家都认为乱成这样，早晚让共产党接收了完事儿。 哦，这就是当时，这是当时思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国民政府它失败了？你要从政治上、从军事上说，你解释不了啊。对呀，他是多少人数？他是多少装备？对，他是多少大炮？他有空军，有海军，那共产还有美军，还有美军，嗯。 对不对？呃，美军在一直没走的青岛美国海军基地啊，他没走过，从来人家没走过呀，是不是？呃，他他真是一，他他就是玩不转。简单的说，别我咱别的话也不用说，他玩不转。所以现在有些想象中的东西，头一个他吃不上饭呢。所以我有一个比较喜欢这个这个就是回忆民国的朋友就问我说：“你当时的生活怎么样？” 我就跟他说我怎么差怎么差，后来他想了想，他又不甘心接受我这意见。他说如果那时候要是很有钱呢？我说那很有钱，我估计生活的比我好，那当然， <laughs> 这不是废话吗？那是，是不是那时候我们家里又是又是金条又是金刚钻，是不是？那当然就，是，我觉得那很无聊了。这其实。 我我我我同意今天的民国热背后啊，是有一些理由，是是是有意思的。但是你不可能就把民国美化成那样。民国很多好东西，就是像刚才王老师讲，就只是因为他弱，他想干坏事儿还没干足， <laughs> 他干不到。但是你包括像你刚刚讲上海，我们说上海过去是文化中心，那恰恰就看到中国百年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对，那去别的地方他待不下去，他不能待，因上海有租界，他动不动就。上。